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二战特辑的节目。这个专辑呢，咱们讲的是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德国投降以后啊，搞了个纽伦堡法庭来审判战犯。日本这边呢，也有一大票战犯，是吧？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讲讲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二号啊，日本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原定是中苏美英四国一起占领日本，这个美国呢占领本州，苏联北海道，英国九州，中国占四国啊，本来是这么划分的啊。当时中国这个占领军都准备好了，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美国独家占领，所以管理日本的大权呢就落在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手里。 麦克阿瑟面临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日本天皇。按道理讲，天皇是日本元首，最起码也得是排名前三的战犯。但是在这个麦克阿瑟琢磨怎么改造日本天皇体制的时候，啊，日本的首相吉田茂啊就跟他讲，那万万使不得啊！为什么呢？吉田茂倒不是因为对这个天皇有多忠心啊，他是亲英美派的，所以整个这个二战的时候他基本上靠边站。 而是从利害的角度给麦克阿瑟详细讲了天皇在日本老百姓心里神一样的地位，所以在形式上维持天皇是能够大大帮助美国人的。反过来说，如果把天皇赶下神坛，甚至当作战犯一样审判，那正义确实得到伸张，可是日本很有可能就会一片混乱啊，大家又会为此再付出很大的代价。 麦克阿瑟经过深思熟虑，就接受了吉田茂的建议啊，决定呢保留天皇啊，不光不审判他啊，连退位都不用啊，但是呢，得把这小子招过来见见。所以呢，四五年的九月二十七号，裕仁天皇来到了美国驻日大使馆，俩人谈的时间不长啊，只有三十七分钟，之后呢还合了个影。 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当时被刊登在日本各大报纸上啊。麦克阿瑟身高一米八三，穿着这个军便服，领口还敞着，是吧？然后嘴上叼个烟斗，啊，比天皇呢高大半头啊，倍儿精神。天皇一身燕尾服，那一米五几的小个儿，啊，大大的眼儿，目光呆滞。绝大部分日本人呢是没有见过天皇全貌的，是吧？因为那个。 他那个各地儿挂的那天皇玉真容，指他这个肩部往上，那那那那那个没见过天皇多高，是吧？一瞅，哎呦，好家伙，啊！一看到这张照片都炸开锅了啊！被我们奉为神明的天皇。 原来就长这样啊，这么个小矬小小矬个儿，小矬老头儿，其实他也不想想自个儿多高，是吧？你那么高，你们皇上能有多高？天皇怎么能屈尊去见外国人呢？怎么能跑到外国使馆去呢？一时之间，日本民众群情激昂，甚至有人。 跑到这个美国大使馆前面放火砸东西，那日本政府呢，甚至指示这个各大报纸不要登这张照片啊。结果是麦克阿瑟占领军当局说必须登这张照片，就这么恶心你，这么一折腾啊，麦克阿瑟更是觉得，哎，这个天皇只能利用，不能惩处，但是对其他战犯那不能客气啊，所以老麦就签发命令逮捕战犯。最逗的呢，就是这个东条英机啊，日本啊刚投降。 东条家里呢，就经常来客人。这些客人寒暄几句之后，就这个直奔主题啊！天皇都已经宣布投降了，您老差不多也该选了个日子吧？啊，还有好多人给他们家打电话啊！你看这是那个前首相嘛，家里电话号码肯定不保密，说我儿子都战死了，凭什么你仨儿子都活着？连东条的二儿子都跟他说。 爹，要不咱自杀吧？那不然何以谢天下啊？东条一直磨磨唧唧。他家呢有一邻居是医生，叫铃木啊。东条呢就问这个 Doctor 铃木啊，说你你不告诉我心脏在哪儿啊？啊，铃木就给他指了一下，啊戳了一下，就这儿，啊，你这脏心烂肺就在这儿呢。回家以后呢，东条就拿墨水在医生指的这地方画了个十字怕忘了，每次洗完澡之后呢重新画一遍。逮捕他这天。 这个负责人呢是美军上校克劳斯，带着三十多个宪兵到东条家的小楼前面一看，好家伙，几十号记者围满了，比他来的还早。克劳斯上校刚要上前敲门，就听屋里传来四声枪响，身边的一个这个记者就跟他讲：“嘿，说上校先生，您的猎物自杀了。”克劳斯一听这哪成啊，这我没完成任务，一脚就把东条家的门就踹开了，冲进去一看。 这个东条啊，歪躺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手枪啊，左胸一窟窿，鲜血咕噜咕噜咕噜往外冒啊，衣服都染红了，但是没断气儿，表情很痛苦，跟那抽搐啊，跟那抽搐。一看美国兵进来，东条就先把手枪扔了啊，然后要水喝，喝完一杯说不够，又喝了一杯，然后呢才捋清了舌头啊，第一句话就说的就是：“哎呀，死这个事儿原来这么慢呢。”克劳斯呢就赶紧叫来军医一瞅啊，说没没没事老小子有救啊，打一针吗啡，赶紧送医院。 原来呢，这个东条拿手枪对着自己心脏开枪，那结果开枪的那一刹那，这小子他他害怕嘛？谁不害怕？你想想，正好赶上心脏一收缩，结果没打着。 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这得输血。正好呢，有个美国兵跟他血型一样，那就给他连输了两次血。啊，这个美国兵呢，跟旁边的人说：“我为什么要给他输血？输血呀？因为当年我在日本战俘营里，我老受罪了，我绝对不能让这家伙就这么死了。”后来就有人问东条：“说你不是在心脏上画十字儿吗？你怎么没打着啊？”东条说：“我老了，我皮肤下垂了，所以这位置变了。按说以东条。” 是吧？堂堂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将之尊，你绝对应该切腹自杀。人家阿南为己，陆相就切腹，而且不用借错，是吧？拔完了、切完之后，拔出来又抹脖子，这么死的，这多壮烈！拿手枪自杀就是懦夫，那一枪还打歪了，是吧？你这就是装作秀，对吧？你真想自杀，打太阳穴，叼在嘴里，他能不死吗？ 对吧？他能不死吗？您非往心脏上打，是吧？您往肚脐儿打，您更死不了，是吧？所以这太耻辱了。在日本人觉得这太耻辱了。耻辱到后来啊，审判他的时候，所有战犯都看不起他，都没人跟他说话。转过年来，四六年的二月二十五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成立，那所以呢，也也被叫做这个东京国际军事法庭。 法庭一共十一个法官，十一个战胜国各派一个，这里面大有玄机啊！因为这个时候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开庭，美国人就发现这个苏联老毛子法官经常跟他作对，好多时候比纳粹战犯还难对付。所以麦克阿瑟就说了，在日本绝对不能这样，但是你也不能不让苏联人审日本人，怎么办呢？干脆这样，只要跟日本打仗的。 稍微差不多点的国家就都派一个法官，连这个时候还是殖民地的印度和菲律宾都算，这样苏联法官就不是四分之一了，而是下降到了十一分之一。这个设计啊，心机确实深啊。不过有一个问题，它确实是打击了苏联，但是也误伤了中国。中国作为被日本侵略最久、损失最大的国家，本来应该在这个审判上占重要位置，这一下也降到了。 十一分之一，所以这就为中国法官梅汝敖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好在呢，作为这个检察官的国际检察团比较给力。总检察长约瑟夫基南之前呢是麦克阿瑟的法律顾问，跟老麦一样，啊，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很多人觉得他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不过这种人呢，一般都有个优点，就是他做任何事儿雷厉风行。所以在他的这个努力之下，很快。 国际检察团就把战犯划分好了啊，准备呢先审二十八个甲级战犯。甲级战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把日本的战争罪行一共分了甲、乙、丙三级。甲级就是参与了谋划开战的这些人，为首的就是东条英机啊。当然，历任日本内阁等等这些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都被定为甲级。 只要犯了甲级罪行的，就是甲级战犯。那从这个这个定义来看，其实天皇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甲级战犯。乙级罪行呢，就是说你有计划、命令、允许或在指挥机关的上层未尽力防止战争罪行的人，一般呢就指那些中高层军官。丙级罪行就是犯下传统暴行或违反人道罪啊，比如搞屠杀呀、虐待战俘啊这些。啊。不过呢。 咱们得知道一点，就是说呢，这二十八个甲级战犯可不是说都只犯有甲级这一项罪行，基本上都兼有乙级或者丙级，或者甲乙丙三项都有了。其中呢，只有乙丙中的一项或者两项的战犯，原则上就交给他们的受害国来审判。比如咱们之前提到过，马来之虎山下凤门大将，啊就被定为乙级战犯，放在这个菲律宾审判就行了。啊。 甲级战犯是准备好了，可是十一位法官们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啊。英属印度的这个法官啊，拉达宾诺德巴尔觉得这个审判的依据属于典型的事后法，就是出了事之后再为这些事儿制定的法律啊，这就严重违反了现代西方法律系统的一个根本原则——不溯及既往啊。也就是说，一条新诞生的法律，你只能管这条法律诞生以后的事情，不能管以前的，否则就是事后报复。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当然不对，但是如果不能用一个公平的方式来审判他们，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啊，那这个问题也是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被质疑的最强烈的这一点。但是说实话，你要想改正这一点，那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就甭搞了。四月二十九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地点呢选在了之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啊，在战争期间呢，这里也是日本陆军大本营啊，所以这个意义呢跟纽伦堡差不多啊，很强烈的这个象征意义。总检察长基南宣读起诉书啊，这个起诉书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罪状特别多，五十五项，纷繁琐碎，而且逻辑性呢也不怎么样啊。比如其中对中国侵略这件事儿啊，计划和准备侵略中国，这是一项罪名。 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一项罪名；实行侵略战争，就是实际派兵过去，这又是一项罪名。这就忒啰嗦了。任何一项侵略战争，不是都得包括计划、发动和实行这些步骤？分成三个罪名啊，完全是画蛇添足。所以，这个起诉书看似事无巨细啊，你们每个人都有多少条大罪？但在实际审判的时候，要想把所有收集到的证据一一对应到这五十五项罪名里。 就成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特别痛苦的事情。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啊，没有像纽伦堡一样对一些犯罪组织一并审判啊。这里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像纳粹党啊、党卫军呐这样清晰明道的组织可供审判，而日本这个内阁、军部这些机构又都是对天皇负责，审他们的话。 就难免哪个战犯把责任引到天皇这边啊，这就跟不审判天皇的既定方针相悖啊，难免引起争议啊，所以就算了啊。缉拿之后呢，各国的这个检察官也分别宣读了起诉书啊，然后法庭挨个问战犯啊，你还认罪吗？那肯定没有一个承认的。然后这个检察官和这个被告就开始了一个一个回合的较量啊。东条英机之前曾经说。 我绝不在战胜者的法庭受审。结果审判开始之后，玩了命的给自个儿辩护，光辩护稿都写了二百多页。那这个表现就跟纽伦堡那边的戈林呐，简直是天生一对所以日本的这个《朝日新闻》直接就说他这是恬不知耻啊！其他战犯也一样，没一个省油的灯。 东京审判遵循的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罪推定。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是一个这个新鲜事儿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检察官倪正玉后来回忆的时候就说：“说我们当时啊，完全没有料到审判战犯这么复杂，满以为就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其他人也都差不多。” 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啊，说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场就被法官训斥，说你这是空无实据，哎，险些被轰走，啊，所以事后秦德纯就说，说这哪是我们审判战犯呢？这简直是战犯审判我们，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和现代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啊，中国要审就是。 呃，不动大刑，量而不招。那你你这说啊，加起来加棍不行的话，是吧？那拿拿刷子刷他，铁刷子刷，是吧？再不行烙铁烙，是吧？我不信你不招，你没有这种事儿吗？对吧？你那个国际法庭，你不能这么干。反过来，很多受审的战犯倒是充分利用了法律给他们的权利，比如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 土肥原贤二哥们上庭之后一言不发，连法官提问也不回答。咱们在美国电影里经常看这句台词吧？你有权保持沉默。啊，土肥原贤二深谙其中三位啊，另一位九一八事变的这个主谋板垣征四郎甚至公然叫嚣要跟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到了八月十六号，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到了法庭，板垣一看他脸色一下变得惨白。 这位证人穿着一套深青色西服、白衬衫、黑领带，戴了一副圆眼镜。别的证人呢，都是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站着俩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啊，在证人席上一坐好，他用一口标准的中国北京口音说：“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呢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一来，被告席上众多甲级战犯，特别是跟溥仪有直接关系的几位啊，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都吓得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这位伪满洲国皇帝，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的证人啊！溥仪就开始讲从日本侵华到扶植伪满洲国这些年的经历啊。之后呢，检察长基南上校。 指着被告席问溥仪说：“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啊，溥仪瞥了一眼，说：“是有记者这么描述当时的板垣，说他听了这话以后啊，立刻就开始不安。那他就不光板垣了，哪儿都圆，手指不停地颤抖啊，只能不停地这个揉搓这个耳机线。当溥仪说这个板垣曾经怎么怎么威胁他的时候啊，板垣这嘴角向下啊，表现出了鄙夷的神情。然后突然意识到现场观众都在看着他，哎，马上又。” 恢复原样啊，装的这个这个乖宝宝似的，是吧？丑态百出。所以美国媒体称这一天是东京审判的转折点。之后，倪正玉继续穷追猛打，用大量证据揭露了板垣的种种罪行，还在跟板垣辩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把一直装死狗的土肥原贤二干的事儿呢，也都揭露了出来。 另外一个法庭上的明星啊，更有意思，这就是日本特务头子田中隆吉。这家伙之前在中国呀，坏事没少干。后来呢，因为跟东条英机、武藤章这些人交恶啊，一直呢郁郁不得志。济南检察长啊，之前在美国一直是以搞黑手党闻名的。他最拿手的一招就是从内部突破啊，找一个黑手党内的关键人物，许以各种好处啊，不起诉你啦。 然后你无罪释放啦，什么就类似于这污点证人呐，是吧？啊，就各种这这种东西，让他出庭作证，把大佬们干的事儿呢都供出来。这回基南把田中挖掘出来当证人，可算给了田中报仇的机会了。田中在法庭上一出场，场内一片骚动啊！这家伙应该当被告啊！我他他妈舔个大脸做证人席了，所有的被告都不敢啊。 跟他对视啊，因为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啊。只有一个人例外，谁呢？桥本新五郎啊，他跟田中一直是铁哥们啊，所以他还跟那个田中笑了笑。那田中坐好以后，那第一句证词说的就是：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剑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新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 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桥本一听啊，悔得肠子都青了。我他妈交的是什么朋友啊！这是田中隆吉，让他搞特务的，出名的超强记忆力，前后二十多次出庭作证，把这帮被告干的事儿抖了一个遍啊！全是你们干的，全是你们干的，全是你们干的，全是你们干的。 是吧？哎，来世变一个奇男子，抓住他们用刀裁，你把我丢开，啊就跟那个是吧？京剧的什么锁五龙那是吧？程咬金唱的那个似的，是吧？哎，这，所以他为审判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自己被所有人恨之入骨，被称为日本的犹大。到了四八年一月二号，那法庭宣布休庭，经过一年半的马拉松式的辩论，审判记录就将近五万页。 这么多审判下来，最终要如何判决呢？十一位法官又开始激烈讨论，法官们的辩论之激烈，丝毫不逊于原告与被告。看过电影《东京审判》的这个同学啊，肯定对这段情节啊印象深刻。电影里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舌战群儒，跟其他这个法官辩论，而在真实历史上。 梅汝敖博士的工作要比电影里困难的多啊！咱们讲了，从法庭成立的那一天起，印度法官就跟大家意见不合，直到审判结束，他依然固执的认为啊，因为之前说的这些根本性问题，所以应该判全体被告无罪啊！所以直到今天，这哥们在靖国神社游旧馆前面有他的雕像。最后，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韦伯爵士决定大家对最后的裁决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法官们开会的这个过程全程是保密的，连秘书都不带，投票结果也不公开。那所以后来呢，所有说什么投票别国什么六比五啊、六比四这些文章都是扯，都是根据其他信息推测出来的。十一位大法官到死没一个人透露当时的情况，所以四八年的十一月四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开始对被告们一个一个宣判。 首先，前首相兼陆军大臣兼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大将死刑。在他之后，啊，前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将死刑。缅甸方面军司令木村兵太郎大将死刑。啊，特务头子兼十四方面军司令土肥原贤二大将死刑。前内阁总理大臣广田弘毅死刑。这也是。 判死刑的这个日本战犯当中唯一的文官啊，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死刑啊，前松井的参谋长啊，后来的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中将死刑啊，在这七位之后，前首相小矶国昭大将、前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等等十六个人被判终身监禁，前外相重光葵七年有期徒刑。 另一位前外相东乡茂德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有两位前海军军令总长永野修身元帅和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这个审判期间病死。日本呢，极端民族主义作家大川周明因为精神失常免于起诉。当然，很多人都说这小子是装的啊，他后来也得意洋洋，我骗过了这个。 军事法庭啊，就他审判的时候，前面就坐着东条嘛，啊，他突然啪给东条那秃脑门拍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各种胡说八道，装的啊。宣判完毕之后，所有的罪犯都被关押到了东京的押巢监狱啊。有了之前格林在监狱里自杀的教训，所以看守们呢对几个死刑犯的监视啊格外严格，尤其是东条这哥们有个自杀的前科，所以他这屋每天二十四小时亮着灯，看守十五分钟过来看一次，老小子还在呢。哪、一个老小子还在呢？ 是吧？每天还得量一次血压，测一次脉搏，有点异常就得马上体检，别给这老小子吓死！一定要确保老小子活着上绞刑架。有一天，一个巡逻军官突然看到东条英机把一段绳子套在脖子上，哇，这军官一下就慌了，赶紧开门把他抱住，一摸绳子才发现，哦，纸做的。啊，这个军官就长出了一口气，啊，说东条啊，把上厕所的手指用水沾湿。 搓成了一条纸绳，给自己模拟一下上吊的感觉啊！你说这不神经病吗？到了十二月二十二号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啊，七位死刑犯被带到了绞刑架前啊。东条英机是两腿发抖，声泪俱下，脸剧烈的抽搐，十三节台阶两分钟才走上去啊！这就是个怂货呀啊！时间到了二十三号的零点，东条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紧跟着呢。 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一个接一个的被绞死啊！然后也是这个尸体火化，骨灰就撒进了太平洋啊！这些个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忏悔啊！据说他们在这个板垣征四郎的带领下，集体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是吧？不像那个纳粹战犯还有忏悔的。 剩下的这个战犯继续服刑啊，不过呢，大部分在五十年代就陆续被提前释放了。像重光葵呢，后来当过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跟东京审判同时，各国又开始陆续审判乙丙级战犯啊。二战一结束，中国就派代表团到日本引渡日本战犯到中国受审。到了四五年底，在南京等十个城市成立了国防部特别军事法庭。 分别呢审理了这些战犯，那你比如二十三军军长酒井隆中将、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就是那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元凶啊，还有南京大屠杀时候那张那个著名的百人斩比赛那两个那那两个人啊，就是这个这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啊，还有这个田中军吉，就杀了三百零五个人的那个，都被这个审判之后。 枪决啊！不过，这个在中国受审的头号战犯、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因为蒋介石的密令，无罪释放啊。当时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可惜呢，胳膊拧不过大腿啊，所以冈村就成了天皇之外逃脱罪责的最高级别的一位。随着大大小小的法庭一个个落下帷幕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正式宣告结束。但是，跟纽伦堡审判一样。 东京审判应该说呢，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啊。除了刚才说天皇逃脱审判之外，就是整个法庭对被告们的辩护权利有点过分宽大了啊。比如法庭规定被告有权自行选择律师，但是没规定能选几个。结果好多被告都有五六个律师，最多的岛田繁太郎，日本海军大将有八个，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型辩护集团。这些小集团凑一块就成了一个大集团。 这么多律师在法庭上经常是各显其能，喧宾夺主啊！尤其是一些美国律师，把这次审判当做表演的舞台，仗着自己熟悉美英这套法律体系的漏洞，经常抓住一些法庭规则上的问题纠缠不放，尽一切可能给被告开脱啊！直到法庭驱逐了两个美国律师，滚蛋，演的实在太过了，情况才有所。 好转。另外呢，法庭对证人的审核基本上没有，导致前后一共有多达四百多个证人出庭，其中三百多是辩护方请来的。啊，这些证人好多都跟案子毛关系没有，上来呢说的都是莫名其妙的事儿。其实这也就是利用法庭漏洞拖延时间啊。好多日本战犯都知道，这个时候美苏之间已经剑拔弩张啊，觉得多拖一天呢，没准就赶上形势有变，没准呢自己有一线生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爆发。 最终，在各位检察官和法官的不懈努力之下，正义呢还是得到了这个伸张啊。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最遗憾的就是侵略中国的这些战犯啊，大多数呢就是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庭毕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所以呢，这个美国为主导啊，特别有意思，他审这些日本战犯。 怎么审呢？就是凡事以东条划界，凡是跟东条是一伙的必须死，肯定是甲级。跟东条关系不怎么样，或者跟东条交恶的，这基本上就没事儿。因为这个美国人太恨东条了，偷袭珍珠港不就东条干的吗？他下令干的，所以只要跟他沾边全死。你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桥本新新五郎，他这个定了个甲级战犯。这哥们儿很早就就他才是个大佐啊，所以他定了个甲级战犯，他高兴的。 高兴疯了，啊！他说我一个这个大佐，我居然跟大将们站在一起，因为他发动那个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就退役了啊，他他这个南京。 呃，就是打南京的时候误击那个美国军舰啊，这不是误击，是诚心击。他他也给日本政府呢做了替罪羊，大佐衔儿都退役了，三十年代他就退役了啊。但是因为这件事儿，你打过美国军舰是吧？所以我得审你，然后再审你。大佐给弄了个甲级战犯，他说我这家伙一个退役大佐，我跟大将们一块儿站在甲级战犯的审判席上，他说我感觉自己跟晋升了一样，是吧？太美了啊！再有一个那武藤章。 武藤章他是东条的这个死党啊，这个陆陆军的这个军务局局长啊，还有一个就是佐藤贤了啊，这俩都是这个佐藤贤了是参谋本部的一个局长，俩人都是少将，在日本投降前，武藤章才晋升为中将，当了一个丙级师团的师团长，都没怎么去指挥战斗。 日本就投降了。你说这样的将军，日本得有多少车载斗量？怎么着也轮不着他当甲级战犯上这个绞刑架啊！就是因为你不是东条的死党吗？相当于东条的这个大管家，就这种身份，所以就得弄死你。反过来，你你比如说像这板垣征四郎、什么土肥原贤二。 这俩不是因为九一八被判死刑，而是他俩当时在南洋啊，都是在南洋，一个在新加坡，有这种这个就是跟英美作战的经历。那木村兵太郎更是，他在这大将里边？这属于那日旧日本陆军这一百多个大将里边，他属于就基本上最后一波了，那赶上最后一波了。但是你缅甸方面军司令，你打英国人来的，这这你得上脚架。反过来，你比如说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呢，跟东条交恶，啊，他一直管这个东条叫东条上等兵啊，认为这个东条就是一个脑子就相当于一个上等兵。大川周明去伪满洲国出差的时候去看石原莞尔，看完了石原莞尔呢，这个大川周明就问啊，说这个东条副参谋长的这个办公室在哪儿？当时东条是这个关东军的副参谋长，说他办公室在哪儿？说我来了，我怎么着得跟他打个招呼啊？然后石原莞尔就一脸轻蔑啊，那上等兵，你瞅牙干嘛呀？就就这种感觉，所以他四一年就退出。 现役了，而且他反对跟英美开战，他主张对苏联开战，他属于北进派，那所以他走到哪儿还都有这个宪兵什么跟着他，所以这种人，他东京军事法庭一成立，他去投案自首，说我来了啊，我石原莞尔中将，那我是战犯，你你们抓我吧，审判我吧，军事法庭拒绝抓他，说说你不是战犯。 我这么大干部，怎么连个战犯都不是？他觉得非常丢人，几次去投案自首都被拒绝了，最后让他以证人出席去指责什么东条这帮人，是吧？所以你说，就这这就这个人对于中国人来讲，绝对是元凶首恶啊，应该审判的，但是他也就逃脱了正义的这个惩罚啊。 对于这个纽伦堡和东京这两次审判啊，咱们呢专门用了两集特辑节目来讲啊，尤其是这个审判的具体过程和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啊，这都是咱们以前呢讲的比较少的啊。其实，相对于最后的审判结果，谁判了死刑，谁判了无期，这个审判过程应该说更重要啊，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来审判战犯。坦白的说呀。 准备这两期节目，我自己对于法律的一些概念和精神也是增加了很多理解啊，比如这个现代法律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法律的根本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制裁，是吧？这俩词儿呢，大家可以仔细琢磨一下它们的区别。报复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那就有个问题啊，那就是度的问题啊。比如我抢了你一百块钱，现在该怎么办？是这个也让你抢我一百？那问题就多了，对吧？那我要是没有一百块钱让你抢？ 你抢多了怎么办？抢少了怎么办？抢的时候你不小心伤了我怎么办？对吧？是吧？那这还就是一百块钱的问题。那要是拐卖小孩呢？你也让受害者去拐他家孩子，这根本没法执行。所以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每一种罪行都是什么，犯了什么罪，怎么惩罚，拿条文一一列出来，告诉大家你干什么是犯罪，干了以后会怎么办，就是这么个意思。 当然，咱讲的这些内容啊，其实还是蜻蜓点水。而且呢，二战结束这么多年，人类法律进步也是巨大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希望听了我节目的同学能对法律产生一点兴趣，去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如果能成为一个法律工作者，那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一点力量，那就更好了。好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